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三百零四集。魔神的声音非常猖狂，可是洛寒知道，他说的是对的。魔神碎片如今和林青霄的心魔融为一体。 想要彻底杀了魔神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杀了林青霄。林青霄一死，心魔自动消散。然而，洛寒就算是死，也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。如何消除林青霄的心魔？洛寒原本打算借助女娲的力量，靠化厄瓶解决魔神碎片。然而现在看来，化厄瓶并没有什么用。洛寒脸色素白，虽然意外。 但还维持着冷静。他好不容易将心魔转移到鳞片上，又趁着大婚的机会将心魔渡到林清霄体外。若是这次不成功，下次魔神碎片有了教训，再不会轻易上当。林清霄为此亲手拔出了自己的逆鳞，他绝不能让他白白受苦。花萼平是女娲留给我的。女娲既然知道魔神的隐患，就绝不会将路堵死。 <gasps> 等等。 女娲，洛寒突然想起，在忘川河时，女娲最后一丝神念曾化为人形，对他说：“仁者，仁也。”洛寒一直以为这是女娲在提醒他要仁德，要以民为贵。然而现在，电光火石之间，洛寒突然理解了女娲的真正意思：仁，是仁慈，是仁德。 可是，在最开始，人是指人被割裂，这是为了更高的愿望而主动做出的牺牲。上一个成功解决了上古禁术的人是先天地，他利用自己的心魔将那些怨念阴暗全部引入自己体内，然后和禁魂同归于尽，先帝因此冰解。然而，上古禁术也由此消失，魔族再成不了气候。 后世的仙魔大战、六界危机，全都提前消除。对啊，取代永远比删除更彻底，吞噬永远比封印更有效。洛寒有些争宠，可是又觉得本该如此。靠山山倒，靠人人跑，依靠女娲的力量无法真正解决问题，他只能靠自己。魔神碎片还在猖狂大笑。 洛寒收起化厄瓶，手上的动作忽然变换，召唤出一道道天雷。天雷在他手下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，缓慢将魔神收紧。魔神察觉了洛寒的意图，不屑一顾：“哼，想要靠雷劫打败本座，痴心妄想。”洛寒不置可否。等天雷接触到黑雾时，洛寒才轻声说。 谁说要打败你？我要的是吞噬你。洛寒是一个很怕死的人，尤其来到仙界后，能苟活就绝不冒险，能讲道理就绝不动手。他已经什么都不缺了，开开心心活着比什么都重要。但是现在，洛寒突然发现，世界上有些东西比性命更重要。他想要六界和平。 想要让所有生灵和平共处，可是后来他发现，唯有强大才能和平。只有他变得强大，他才能保护他想保护的人，声张他想声张的正义，维护他心目中的公道秩序。他可以苟命，因为他的能力足以支持他自保。可是六界更多的生灵并不能。他有着超脱万物的能力，就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。 强大并不意味着他可以仗着自己的武力拳打脚踢，享受世人的艳羡和吹捧，而是意味着他要承担起天道的责任。他不能放任魔神一直复活，更不能不负责任地等着后世勇者来拯救世界，这该是他的责任。先帝已经死了，如今的天帝是凌青霄，洛寒不会再让天帝为六界殉道。 如果注定有一个人要牺牲，那就由他来吧。若他成功吞噬了魔神，此后天下唯有天道，再无魔神；若他没有成功，那么世间最后两个神同归于尽，彻底将世界还给生灵。天下本来就不需要神。雷电尾端仅仅是扫到黑雾，洛寒就立即感受到一阵阴怨之气。 洛寒忍着不适，继续逼近。粘稠的黑雾被雷电搅成碎片，都不等扩散，就被外面的紫色电光吸收。雷电刻魔，阴晦等物天生害怕雷电。黑雾被搅痛了，化成一张张鬼脸，尖叫着左右冲击，意图逃离这里。然而，无论他们逃向什么地方，都无法挣脱天雷。魔神碎片原本不当回事儿。 可是渐渐的，他发现不对，天雷圈越缩越小，魔神碎片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力量飞快流逝，洛寒竟然在吞噬他！魔神碎片大惊，尖叫道：“你想要做什么？本座身上有天下至阴至强的怨气，你竟敢吞噬本座？有何不敢？”洛寒在心中轻轻应道。 如今的魔神和上古时期已不是同一个概念。现在他体内充斥着怨念、仇恨等负面情绪，吞噬他后并不能增长神力，反而还会被阴暗能量影响。现在那些痛苦、仇恨、阴暗就在洛寒体内乱窜，洛寒必须用尽全部意志力，才能勉强克制住。洛寒闭上眼睛，摒除外界一切影响。 孤注一掷，加大力度吸收魔神。魔神碎片感受到威胁，拼尽全力往外冲。然而，无论他声东击西还是猛攻一处，都无法脱离雷网。黑雾中鬼脸发出的哭嚎声越来越刺耳，洛寒体内的不适感也越来越重。魔神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强烈的害怕。 洛寒和林清霄在中古大战杀死他的肉身的时候，魔神不怕；林清霄用剑击穿他的神魂的时候，魔神不怕；洛寒用化厄瓶将他吸收的时候，魔神也不怕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只是暂时蛰伏，他不会真正死亡。然而这次，魔神感受到一种真切的被杀死的惶恐感，受伤可以修复。 死亡可以复生，唯有被吞噬，不可逆。魔神在死亡关头爆发出强烈的怨念，巨大的冲击波爆发，被气浪扫到的花草树木无一幸免。魔神疯狂地攻击外界，嘶吼道：“本座是神，本座不会死。人心皆恶，只要天底下罪恶不绝，本座就不会消失。” 洛寒手里的光芒骤然爆发，雷电霹雳声大盛，将魔神碎片完全包住，惊雷声阵阵。洛寒站在电光中，朱唇轻启：“恶生生不息，但是善也源源不绝。只要天下善念多于恶念，你就永无复生之机。”洛寒说完这句话后，最后一丝黑雾被天雷吞噬，一块龙鳞从空中掉落。 在地上弹了两下，碎成齑粉。洛寒再也支撑不住，脱力倒地。他撑在地面上，好几次想站起来，都无法成型。洛寒放弃了这个念头，他气息虚弱，想到：四海平定，时空融合，妖界、魔界已经无法对林清霄产生威胁，而最后的隐患，魔神也彻底消亡。 林清霄心魔解除，想来以后天下再没有什么可以威胁到他。真好，他会是史书上的明君强者，他可以尽情施展自己的抱负。一直都是他在为我付出，如今我也终于为他做了一件事。洛寒眉心的花纹渐渐变热，最后化成一缕缕细碎的粉末，向四周散去。 洛寒的声音融合在金粉中，回音袅袅，响彻六界。天行有常，大道至简，世间万物，皆为无名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